第三十九集，混着浓浓的酒香味儿，空气里的暧昧和情调交错流淌。林和西被堵在舞池里，寸步难行。有人趁势抬手搂上他的腰，朝他的胸膛前贴过来。灯光一晃而过，照出对方色泽饱满、水润的嘴唇和贴满彩色亮片的眼睛。林和西皱起眉来，将身前的人推开。 伸手隔开两侧拥挤过来的人，再先眸往舞池外看时，明南和那个服务生已经不见踪影。他顿住脚步，陷入沉思中。一秒以后，他干净利落的选择放弃，转身往回走。身前再次有人朝他靠过来，林和熙侧身避开，猛地撞入身后人的怀里。说是怀里，其实不太恰当。身后那人手握成拳，带着满满的疏离感。 抵在他的后腰心上，恰好阻挡住他继续往后撞的身体。林和熙愣了愣，接着就有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。眼下这样的情况，他似乎也不是没有遭遇过。林和熙神色笃定的回头，果不其然看见了被堵在自己身后的油虫。瞥见林和熙转过来的那张脸，油虫同样诧异挑眉。 抵在他后腰上的拳头却不自觉松了下来，四周扭动的人浪再度朝他们涌来。担心踩到旁人的脚，林和熙躲避间站立不稳，被彻底推入他的怀里。尤虫下意识地伸手在他腰侧扶了一把，林和熙自然而然地搭上尤虫落在自己腰间的那条手臂，借力站直身体，转过身来。然而，他错过了自己此时与尤虫之间的距离。 转身的那个瞬间，尤虫近在咫尺的脸陡然映入眼帘，两人的鼻尖相抵擦过，鼻息在短暂的交织相融后立即错开。林和熙有轻微的晃神，尤虫放开扶在他腰上的手，回过神来，林和熙配合地往后退了退，身后却涌来一股更大的冲力，林和熙猝然身体前倾，双手下意识地扶上尤虫的肩头。 在碰到尤虫的嘴唇以前，堪堪稳住了自己。他不动声色地松了口气，不敢再乱动。尤虫嘴唇紧紧抿成直线，面沉如水，对着他的嘴唇定定地看了两眼，林和熙才微微偏开脸去，在他耳边镇定自若地调侃：“大少爷来酒吧，是不是从来都只去楼上包间啊？没有见过这里的舞池啊？”尤虫虽然没有答话。 但答案却是显而易见。料到是如此，林和熙清扬唇角：“我们两个一直站在中间不动，实在太显眼了。”尤崇语气危险：“你想让我站在这里跳舞？”林和熙小幅度的摇了摇头，语气里染上几分不易察觉的促狭：“不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以你的长相和身高，很容易成为这里所有人的艳遇目标。” 牛虫眸色微沉，露出厌烦和不耐的神色。他说的没有错。很快就有人注意到站在舞池里的牛虫，胆子极大的贴近过来，试探般的伸手攀上他的后背与手臂。牛虫冷着脸伸手推拒，却总有拒不完的人，甚至还有女孩借着喝酒后的醉意，出其不意的朝他脸上吻过来。耳朵里的音乐声和笑声太过嘈杂和吵闹。 尤虫背对着他，毫无所觉。林荷西冷不丁的伸手摸上他的脸，尤虫面容微滞，一双漆黑而深邃的眼眸骤然看向他。在对方的注视下，林荷西轻轻的露出了笑容。下一秒，他将那只手缩回，主动送至尤虫眼前给对方看。林荷西的手背上印着一枚红艳艳的唇印，他眼眸低垂。 抬手去擦手背上的口红，换上玩笑般的语气：“这种情况下，你这样的身高和长相，想要不被骚扰，除非是告诉别人你已经有伴儿了。”当然，他擦完口红液，下意识的掀起眼帘去看对方。也有比较厚颜无耻的人，并不建议你有 <laughs> 林和西的话没能说完。 尤虫握住他擦口红的那只手，猛地将他拽向自己身前，单手环过他的腰，紧紧搂住。话音戛然而止，林和谐错愕不已。很快明白过来尤虫的意图，林和谐也由他抱着没有动。果然没有人再贴过来。音乐停下来以后，两人从人潮涌动的舞池里挤出来，回到卡座去。他们那桌的香槟还没有送过来。 林和熙心中已经隐隐有了数，也没再刻意寻找宁南的位置，坐在沙发上低头玩手机。大约五分钟以后，终于有服务生端着托盘朝他们走过来。在那人慢慢走近，林和熙一眼就认出来，送酒的服务生是被宁南叫走的那个。对方停在他们的桌前，面上神情毫无异样，有条不紊的将酒。 摆在桌前对应每个人的位置上，然后抱着托盘离开。林和熙的视线不着痕迹地从桌边扫过。虽说这桌坐的都是尤崇的朋友，但是除了尤崇和周轩以外，其他人林和熙并不认识。趁桌边其他人不注意，他将身旁人的酒和自己的那杯酒调换了过来。他虽然不打算喝酒，却不确定尤崇会不会喝，为保安全起见。 还是换了自己的那杯酒。舞台上有乐队开始表演，舞池里再度热闹起来。身侧有人喝了他换掉的那杯酒，并未出现任何被下药的症状，反而精神抖擞的拽起其他人往舞池里去。林和熙的目光不由得落在油虫面前的那杯酒上，没有思考太久，他就察觉到有人在远远的盯着他们这桌，顺着那道目光抬头。 林和熙的视线越过人群，看见了那个来送过酒的服务生。隔着来往人流，他朝对方笑意盈盈地弯起唇角来。年轻的服务生神色微恶下意识地转过身去，不再看他。林和熙收起笑容，将自己面前的酒推向尤崇，转而把手伸向对方面前那杯酒，偏头挑唇问：“我们换一杯？”尤崇道。 为什么要换？林和熙笑起来，我更想喝你那杯。尤崇微不可见的杨梅。你那杯和我这杯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大了。林和熙故意卖关子，尤崇不置可否的哼笑一声，哼， <laughs> 比如？林和熙拉长音调，比如。 他黝黑的眼珠轻转，当着对方的面端起那杯酒，将酒杯送到唇边，张口含住。两秒之后，他才把酒杯从嘴唇边挪走。比如，这个杯子已经被我含过了，你不愿意跟我换，除非……他压低嗓音，带着笑意缓缓吐出几个音节：“你是想和我间接接吻？” 尤崇沉的眼眸扫他一眼，最后也没有再说什么，将摆在他面前的那杯酒拿走了。他和尤崇换酒的行为，送酒的服务生并没有看见。接下来，在察觉到有人投来视线时，林和熙也没有再分神去管。宁南是在尤崇喝过那杯酒以后才出现的。他目光阴沉地看了一眼林和熙。 然后径直走向尤虫和周轩坐的位置，语气古怪地对尤虫道：“你刚刚喝过的那杯香槟，被人下了药。”桌边霎时静了静，众人目光各异地看向他。周轩率先皱起眉来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宁南却只神情莫测地看着尤虫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现在应该已经觉得身体发热了吧？ 油虫瞥他一眼，又轻轻扫过桌边的那杯喝过的香槟，并未答话，将他的表现看作是默认。宁南掩去眼底的满意神色，转而似笑非笑的对其他人道：“我亲眼看见那个服务生在香槟里下药，不信，你们现在可以叫人过来问。”周轩怒气冲冲的起身，让人把给他们送酒的服务生叫过来问话。 服务生胆小畏缩，很快就亲口承认了自己给油虫下药的事。周轩伸手扯过服务生的衣领：“谁给你的胆子在酒里下药？”服务生支支吾吾：“有人给了我钱，让我这么做的。”周轩捏在他衣领上的那只手收紧几分，问话的同时，视线寒冷的掠过宁南。谁？ 服务生神色迟疑，始终没有说话，眼神却数次飘向坐在油虫旁边的林和熙，带有极其强的暗示意味。追随他的眼神看向林和熙，似是想到了什么。周轩面上怒意更甚：“你如果不说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说。”服务生露出惶恐害怕的模样，垂着头抬起手来，目标精准地指向林和熙所在的方向。